课文三在家。最近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，你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吧。不用去医院，谁都有办法看好你的病。我问你，你多久没运动了？我三年没运动了。谁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，但是你吃饱了就睡。为了健康。 我真应该多锻炼锻炼了。从明天起，我决定每天去长跑。生词：办法、保、为了、决定。